第二十三课一，我要进城去。对话：下午你干什么？我要进城去。进城去干什么？去买东西。你怎么去？坐汽车还是骑自行车去？我想骑自行车去。星期日汽车人多。 骑自行车又舒服又方便。生词：舒服、方便。二十七、二十一、三十三、四十五、五十三、六十七、七十九、九十一、八十五、一百零三。三。 这件毛衣多少钱？这件毛衣二十三块七毛，二十一块五毛，三十七块，五十一五十一块七毛九分，一百零五块八毛，二十一块零七分，二十五块七毛三分。